耶路撒冷会联名平安，从我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前几天，当我在准备这正道的时候，我就在网络上做个搜索，一个 search，我打进英文啊，statistics saying thanks，中文就是统计说跟谢谢。做搜索之后，在第一页就列了前十个网页的结果。 在这十个结果呢，六个网页都在谈你如果多谢谢别人，你会多赚钱，很有意思。社会鼓励你谢谢别人，所以你可以多赚钱啊，很糟糕。那么今天早上的经文没有谈我们应该谢谢别人，他反而谈我们应该谢谢上帝。 你如果谢谢上帝，你不一定会多赚钱，但是感谢上帝肯定比谢谢别人重要多了。没错，我们应该谢谢别人，但是上帝给我们丰盛的祝福实在太多太宝贵，比别人能给我们的重要贵重太多了。我们现在就看我们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 我现在念一次第十一到十三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首先，耶稣当时在往耶路撒冷去。自从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开始。 耶稣一直在往耶路撒冷去，圣经说他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耶稣那样定义去，呃，是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要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受死，三天后复活。耶稣非常清楚，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来就是为了定义。 往那十字架上去，但是自从路加福音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九章，我们一直看耶稣还是有时间在那路途中停下，帮助求他那些求他怜悯他们的人。今天早上的经文是个好例子，耶稣在加利利和撒玛利亚的边界的时候。 就遇到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那么虽然耶稣正要进一个城市，但是这些病人肯定不是从城市而出来的。这是因为长大麻风病的人绝对不能跟健康的人在一起，因为这个病很会传染。因此，长大麻风的人需要在旷野里住，他们是一群一群的，一起住。 这十个人可能就是一群病人。好，经文说他们远远地站着，一定要远远地，因为不能太靠近会传染，所以他们远远地站着，而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是的，他们是很可怜的，没有医生能医治他们。 他们只会在旷野受苦，一直到他们很痛苦的死为止。他们需要耶稣怜悯他们，并且他们这样向耶稣喊叫，表示他们相信这位夫子耶稣，他有办法帮助他们医治他们。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永远拯救他们的基督？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们至少相信耶稣能医治他们的身体，并且耶稣也就这样做。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很快，对不对？耶稣听见他们的呼求，看见他们的情况，就说话。 医治他们，耶稣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是因为当时祭司是管所有洁净和不洁净的事。你若有大麻风的话，你就是不洁净的。圣经旧约立位记讲的非常清楚，立位记也形容祭司如何要查看这样的病人，所以耶稣叫他们去看祭司。 所以祭司可以正式地判断他们已经洁净了，已经得了医治，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城市里面去，回到他们的家人，正式进入社会。这十个人都得了医治，耶稣用他的一句大能的话医治他们。耶稣是上帝，他有这个神性的能力，他也怜悯这些受苦的人。 这是今天经文的重点。耶稣也怜悯我们，他不仅是照顾我们的身体，像他照顾那十个人一样，耶稣更赦免我们的罪，永远拯救我们。好，我们现在继续看，看我们这些领受上帝宝贵祝福的人所应该有的和不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我现在看十五到十九节。 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上帝，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上帝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这段强调，只有一个人回来，大声归荣耀于上帝，就是耶稣，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其他的九个，啊，照样得了医治，但是他们没有回来感谢上帝，感谢耶稣，并且回来的是一位以色列人所恨恶的撒玛利亚外族人。 我们会想，应该是上帝子民以色列人比较懂得感谢上帝，但是他们反而没有。因这因为这位撒玛利亚人俯伏在耶稣脚前，又大声归荣耀于上帝，很可能他相信耶稣就是上帝，不仅是一位行异能的人，至少他跟其他九个一样相信耶稣能医治他的身体。 耶稣也就这样宣布这一点。他对那位撒玛利亚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么当然不是他的信心本身是一种力量，能够自己医治自己。当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的信心灵受了耶稣所赐的医治。 那意志的大能当然是在于耶稣和他大能的话，这个人的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给的信心，只是领受上帝的祝福，一切都还是上帝的恩典、恩典和怜悯。好，这段经文就是这样。那么，这段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简单，对不对？我们应该。 跟那位撒玛利亚人一样，感谢上帝。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很多方面本来就是跟他一样。他是有疾病的，他不能靠自己，也不能靠任何别人，包括最好的医生。他真的是很可怜，也没有希望。我们呢？ 我们的身体可能从来没有像他那么的糟糕，但是我们灵魂的情况本来就是那样，本来非常可怜。我们生来就是有那个致致死灵魂的病，就是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希望，不能靠自己，也不能靠别人。我们跟那十个病人一样，只能远远地站着。 向耶稣喊叫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结果，耶稣做的跟他当时做的一样。他说一句话就解禁我们。他借用一位牧师的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我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我赦免你的罪。拿着吃，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的罪。” 而而舍得拿着喝，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珍宝，血为了赦免你们的罪而流出来的，好丰富，不仅一次，耶稣拯救的话，耶稣洁净我们的话，一直来，一直洁净，一直拯救我们。耶稣当然也不仅这样给我们他的祝福，他每天保守我们，给我们食物吃，衣服穿，地方住。 健康的身体，他给我们家人工作等等，真的是算不完的。接下呢，我们就感谢他，我们只能感谢他，一直感谢他，因为他一直祝福我们。我们归荣耀与上帝，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就在跟圣经一起承认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但是这样做，常常感谢上帝，对我们骄傲的罪人来说是不容易的。我们很自然就不想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自己要这个荣耀。 就是因为感谢上帝是一个很不自然的事，所以我们要尽力培养一个感谢上帝的习惯。大概是十年前左右，当时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还很小，我想我应该怎样教导他们祷告？我就想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让他们知道如何可以向他们的天父祷告。 因此，我就问他们说：“你要谢谢上帝什么呢？接下你想求他帮助你什么呢？”就这样，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无论是我们全家吃完晚餐啊之后，就是做灵修的时候，或者是我每天晚上单独跟每一位小孩子有灵修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方式就是这样。 我们先因为某些事情而感谢上帝，然后我们就求他因某些事情来帮助我们或者别人。那么我当时开始设立这样的做法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很多，我只是想要做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让小孩子可以祷告。但是在这十年下来， 我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这个前一半的感谢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也对我们的家庭非常有帮助。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罪人自然不会想要感谢上帝什么，因此我们就是需要强迫自己养成一个感谢上帝的习惯。我们这十年，我们这十年这样做真的有帮助。 每天，我们就被提醒上帝多么的祝福我们很多方面，而不是我们自己很厉害。我跟我家人当然还不是很完整的感谢天父，我们也还是骄傲的以为我们自己独立的成就大事。但是这个感谢上帝的习惯真的有帮助。我会我要鼓励你们每一个人，还有每一个家庭。 都尽量培养这个感谢上帝的习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实在太多了。两千年前那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从耶稣所领受的是个蛮大的祝福，但是我们从耶稣所领受的比他们那天领受的大多了。我们不仅身体蛮健康。 我们灵魂在基督里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将来在天堂里，连我们的身体也会连一点都没有瑕疵。我们就是应该感谢上帝，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因他赦免我们这不感谢的心来开始，感谢他。 感谢神，阿门。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门。